上梦风教早，谁像我本到门外算各战苏，斗共会更好。大中华交也好，城邦分交也好，忘掉你，迎合我，没国事，香港会更早。 南岭南到缘生，宁用网上怪论引人恨。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青山近？怨恨种出花生，地狱也得讲缘分。云在笑，风在中。

南岭南到余生，凌用网上怪论引人恨。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青山近？怨恨种出花生，地狱也得干。缘分。我系问话主张呢啲本土行动嘅人，佢一向喺边啊？系咪一个政治投机？因为觉得同其他人唔同而行呢条路线啊？